课文四，在饭馆儿。您好，您找谁？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服务员？我们这儿年轻漂亮的服务员有很多。他工作又认真又热情。您能再说说吗？他总是笑着跟客人说话。 我知道了，你说的是李小美吧？生词：年轻、认真、客人、专有名词：李小美。